还是啊，那个时候你们是英英国殖民地啊，我们觉得高级一点嘛啊！ <laughs> 哎呀，你们这个香港侨生啊，可惜你们来了台湾就到新加坡舞厅啊，书又不读啊，这样子。喂，其实我唔系好明，其实港南或者系即系北上嘅人喺大湾区揾老婆同女朋友，使乜你林郑或者政府去推？其实二三十年来改革开放之后。